三课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好，你呢？我也好。二，爸爸骑白马，马慢，爸说话。四十。 塔，石塔，白塔，白马，白石，白马，黑马，五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。 石搭搭好，白石塔，石塔白又大。生石我他他爸爸弟弟妹妹。 说话，妈，语音学，声母 p t k c h 六 p p。 补补不不补不哭哭苦哭吃吃吃吃出除除除除拍。 海海海淘淘淘淘刀刀刀刀陪陪陪陪考考考考突。 吐吐吐，抄草草抄，七擦擦擦擦，操操操操，开。 柴，采菜，查查场场，拆柴，拆拆，抄抄炒炒。课文：葡萄。 吃葡萄，不吐葡萄皮儿；不吃葡萄，倒吐葡萄皮儿。生词：吃，吐，葡萄，不皮儿。